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之前在苏德战场啊，咱们讲到一九四一年的冬天啊，德国人呢在莫斯科城下吃了个大瘪，但是苏联人随后发动的反攻呢也以失败而收场，所以双方经过勒热夫的一顿拉锯战，死伤都不少，战场呢就僵持了下来。 德国跟苏联啊，这一年的仗啊，将近一年的仗打下来，即使是战前最乐观的希特勒，也不再幻想能够迅速打败苏联了。那这时候呢，这小希啊也知道了，以德国人的实力，不可能在全线进攻了。于是呢，他命令中央集团军群由攻转守，北方集团军群攻占列宁格勒，跟盟友芬兰会师。 而它的主攻目标呢，就指向了苏联南部的高加索地区。咱们学中学地理都应该知道，这高加索山脉是欧亚两大洲的分界线，周边广大地区工农业都很发达。更重要的呢，是有极其丰富的资源尤其是这个石油啊。光今天这个阿塞拜疆的巴库油田，当时就占了苏联百分之八十的石油产量。 而且呢，这边还有丰富的这个煤炭呐、金属啊、稀土资源呐啊，比如当时外高加索的锰矿占了苏联产量的一半啊，这也是军工产业必不可少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呢，德国人自己手里的石油啊捉襟见肘了。战前呢，德国每年的石油有百分之八十五是从美国、伊朗、委内瑞拉这些国家进口的。 开战以后呢，因为英国封锁，这些个来路呢就都被切断了。而打仗这件事儿是特别烧油的，所以这个时候德国的石油呢，主要是靠盟友罗马尼亚来供应。到了一九四一年底，罗马尼亚的石油储备快用光了。一旦断了油，那你飞机上不了天，坦克开不出去啊，想撤回国内都不可能。 所以，希特勒现在心心念念就要把高加索拿下来。为此呢，他决定啊，把进攻的这个重点呢挪到了南线。德国南方集团军群被一分为二，李斯特元帅指挥的 A 集团军群越过高加索山脉夺取巴库油田，伯克元帅指挥 B 集团军群啊，在他北面掩护。 呃，这个伯克元帅原来是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嘛，啊，四一年底呢因病辞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出任这个 B 集团军群的司令啊，当然开战之后一个月就换成了魏克斯啊，结果呢没有想到后来负责掩护的这一路倒成了重点啊，当然了这是后话啊。 希特勒脑子是冷静下来了，可是他的好基友斯大林却发热了啊！斯大林同学认为，之前的反攻虽然结局并不完美，但是呢，把德国人揍得不轻。现在我们再来一把，没准今年夏天就能把德国人打垮了啊！所以呢，应该趁着春暖花开，向德军发动新的攻势。虽然老斯头脑发热，苏军这边还是有明白人的。 比如像当时的红军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啊，还有像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这些主要将领都表示反对。啊说现在德国人啊实力还是非常雄厚的，咱们得先自保，能稳稳的守住战线啊就不错了啊。但是呢，我堂堂斯大林大元帅岂能是你们几个人劝得住的？斯大林下令，从波罗的海到黑海，苏军要发动七次局部攻势。 其中第一个就是要在三月份夺取乌克兰重镇哈尔科夫，乌克兰东北部的顿涅茨盆地。在基辅之前呢，它一直是乌克兰的首府啊，是苏联重要的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著名的这个三3 4坦克就是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设计生产的啊，当然现在已经搬到后方了。 苏联人知道德国人肯定在此地是重兵防守，所以也集结了两个方面军，六十多万人的兵力。指挥这次战役的是铁木辛哥元帅啊，这位老哥去年在斯摩林斯克战役中惨败啊，但是呢，莫斯科城下的反攻中呢，将功补过，吧成功的攻克了重镇罗斯托夫。 值得一提的是，配合铁木辛哥的政委正是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啊，可见呢，苏联这边啊对哈尔科夫是势在必得。但是苏联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的哈尔科夫方面的德国 B 集团军群已经大大加强了。司令伯克元帅此时正好也准备在哈尔科夫方向搞一次进攻，派去准备这次进攻的就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出名的德国第六集团军。 由包罗斯将军指挥。由于苏联人准备进攻啊，这个保密工作做得太差，包罗斯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决定严阵以待，先等着苏军攻上门来，再伺机发动反击。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二号早上六点半，苏联红军在密集的炮轰和空袭之后，向哈尔科夫的西北、西南两个方向发动了前行攻势。进攻一开始就不顺利。 此时的苏联正是春天，连续不断的大雨让地面就变成了一大一片这个烂泥塘。德军抵抗非常顽强，不断发起反击。希特勒还紧急调来空军支援，所以三天时间，北翼苏军进攻几乎就完全停止了。南翼倒是这个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为呢，他们面对的是战斗力比较差的匈牙利部队。 所以，苏军坦克部队甚至突破到了距离哈尔科夫只有不到二十公里的地方。不过，孤军深入越远，也就越危险。五月十七号，苏联发动进攻仅仅五天，德国克莱斯特将军指挥的第一装甲集团军从苏军薄弱的南翼发动反攻，在空军的支援下，迅速穿插到了进攻苏军的后方。苏联南翼进攻的第九集团军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铁木辛哥赶紧向斯大林报告啊，但是他说呢，我们的部队啊没问题，啊只是要给增援就行了。华西列夫斯基非常清醒的意识到进攻已经失败，就跟斯大林讲啊，说咱得赶紧撤退，啊再不走啊可就来不及了。但是呢，不出意料，被斯大林严词拒绝。到了第三天，也就是五月十九号，包罗斯的第六集团军从北面发起反攻，准备和克莱斯特一起包围进攻苏军。 这个时候，斯大林才明白过味儿来，同意苏军撤退啊，赶紧挠牙子撤吧，封紧扯库啊。这个，但是为时已晚。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撤退，而是突围了。五月二十四号，德军包围圈合拢，并且开始慢慢收缩。从二十五号开始，苏军多次试图突围，甚至在好多地方发起了自杀性冲锋，但是都被德军顽强的抵抗和空中支援打败。 就这么着，一直打到五月三十号，苏军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部队逃了出来，剩下的部队呢就停止了抵抗。此次哈尔科夫战役被称为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第一次呢指的是去年德军攻占哈尔科夫的那次。之后围绕这个地方呢，双方还会展开两次大的会战，这个咱以后讲啊。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苏联人的进攻开始，最终被德军反包围大败结束。 苏军阵亡七万五千人，被俘二十四万一，损失坦克一千二百多辆，火炮两千多门。西南方面军整个被击溃，直接呢被取消了编制，到后方重新组建去了。而德军只损失了两万人。经此一役，苏联人好不容易组建的新部队受到了沉重打击，别说斯大林计划的七次反击根本就没法进行。 守住德军即将对南线的进攻都成问题了。什么原因让苏联人败得这么惨呢？啊，从军事上看，啊，苏联这个时候士兵虽然多，但是普遍缺乏训练，各部队之间配合很差。另外，指挥官铁木辛哥的能力啊，很成问题啊，他的心智跟他脑袋一样秃。战役开始的时候呢，就没有做好保密工作，突袭变成了强攻。 德军反击之后，铁木辛哥不但没没有赶紧撤退，反而准备继续向前进攻啊，帮着德国人呢往那个包围圈里送人头啊！当然了，最大的责任还是在斯大林啊，他大大低估了这个时候德军的实力，又不听将领们的劝告，盲目幻想打败德国，这才是哈尔科夫惨败的根本原因。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距离苏联真正打败德国还有三年的光阴。 此时正应该是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啊，所以这种盲目进攻完全超过现在苏军的能力范围。不过呢，凡事都有两面啊。哈尔科夫之后，斯大林渐渐相信起了他的将领们，逐渐不再干预具体的指挥工作，反而是大胜让希特勒膨胀了起来，随即命令把前方的斯大林格勒也作为今年的进攻目标。 给苏联人致命的一击。那希特勒到底能不能成功呢？咱们下一讲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